利益的犯罪的话，它的重点是保障法医持有人对于那个个别的财物的所有权，个样子，或者那个个别财物的利益。所以，当你把那个个别的财物拿走的时候，那个特定的财物个别是特。 切到最，不会因为他额外在你的桌上放了二十块钱，那你说哦？ 对于那个个别的物品的利益本身不是，它保护的是说你的财产不会因为这样一个财产犯罪的行为，你的整体财产不会因此有所减少。所以如果是像诈欺罪，有个人骗你说，哎，那个下礼拜还是什么时候那个纳达尔不是要来台湾吗？后他的地方去打网球那个，对，然后买票来台湾，然后呢你要不要去看他那个现场？我这边有票一张，对，假设那一张票。 市价，啊，市价是卖多少钱好像听说是一万多块吧，如果没记错，好像两点两万块好了。他跟你说，你这样市价是两万块，那我卖你一万七就好了。然后你就觉得赚到啦，我还净赚三千，因为我去当场跟那个年代购票系统买的话，还有两万块现在只要一万七就买得到了，对不对？然后我还赚到三千，我好很好。 事实上，那个是一个错误的资讯，那张票只要卖一万七，本来实际上就是一万七，所以他觉得赚到，事实上他是没有赚到，但是他有没有损失，也没有损失。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所买进来的跟你花掉的钱，在你的整体财产里面扣除相加之后是等于零的话，这时候呢仍然没有财产，但整体财产的损失，这个时候就不会构成诈欺罪的构成要件。即便你把那个钱一万七送给他，拿去给他了。 这个部分，因为它保障不是那个一万七千块那几个钞票这一笔，不是，它保障是说你整体的财产里面，在你交出去的跟得回来的之间呢，相抵之相抵消之下有没有变得是负的？如果是变得是负的时候呢，才算才算是合这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所以诈欺罪基本上它是属于侵害整体财产利益的犯罪，所以你要考虑到说被诈欺的人他所。 丧失的财产利益是多少？但是他有没有可能又因为这样的行为所获得某部分的财产利益，然后相加相减之后，只有在变成负值的时候，你才会说它是合资的诈欺罪构成要件。这个是侵害个别产利益跟侵害整体产利益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例子，你说呢？两枚十块钱硬币嘛，是多少钱？二十块，对不对？那你放一百块的钞票在上面。 这个部分，这个例子其实是很有争议的。为什么？大家看的注释第五十五，这个例子出的有点太好的原因是因为说没有错啦，窃盗罪，你要把两枚十块硬币拿走嘛，这看起来是窃盗行为啊，破坏他人石有支配关系是一种窃盗行为，客观上是一种窃盗行为。两枚硬币这个就窃盗罪，所以你侵害的个别的财产利益应该是那两枚十元硬币喽。那你侵害那两枚十元硬币之后。 你把它拿走，虽然你又放一百块钱钞票在里面，但是窃盗罪主要关心的是你破坏那两类石有硬币的私有支配关系，那个个别人的财产。所以你就算再放一百块钱钞票在上面，你还是构成窃盗罪，还是构成窃盗罪。只是说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这里所说的推测承诺里面第二种类型，就是欠缺被保护的利益为原则。我们可以说呢，这时候一般人都会觉得说他是赚到了，所以呢，这时候欠缺被保护的利益，所以可以阻却违法，可以阻却违法。可是。 会讨论到推测程度，表示说它的构成件是合致的，构成件合致的。可是这个问题就会来了，在注释第五十五，你可以去思考的是，可是这个是金钱之债，金大家在中学过吧？它是金钱之债，金钱之债特色是什么？金钱之债是什么？你分得出来说哪两个十元硬币跟你拿到的十元硬币是混在一起的，还是分开的？你分辨得出来吗？ 如果你把两枚十元硬币丢到十枚十元硬币里面去，那哪一个是你刚丢进去的十元硬币啊？就分不出来，它有这种特色。所以有人就主张说，金钱是债的话呢，就算它是侵害个别财利益的犯罪啦，还是不会这样去看，说哦，你拿这两枚铜十元铜板就构成侵盗罪，还是会把它算说哦，那它这个时候因为是金钱债，在，所以还是用总体财产来算，还是用总体财产来算，有这种说法，但是不是同说，对。 所以这个例子呢，你可以把它改变一下，变得比较没有争议一点。就像说，呃，另外一个例子是说，上述是五十五。 <clears throat> 如果他假设偷的不是那两枚的十元硬币，而是什么十五块钱的口香糖一条，他还是放一百块回去，但是他这次偷的是十五块钱的口香糖一条。这个时候就比较没有争议了。为什么？因为切到最保护的是侵害个别财产利益的犯罪。 所以十五块钱的口香糖一条，它保护的就是那条口香糖，所以把那条口香糖的法医只有支配关系给破坏掉，然后移转到自己身上来，这个时候还是构成切刀罪的构成要件和制，只是说这个时候欠缺被保护的利益，因为他赚了八十块，呃不赚了八十五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不会有违法性的问题，所以还是不处罚。对，所以大家我是建议大家啦，虽然这个刚才那个两枚十元硬币会有金钱灾在问题，所以你还是挤口香糖好了，啊，这个例子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可是前提是前提是他觉得那两口香糖没有特别的价值。如果说他觉得那两口香糖十五块钱的口香糖价值在他心中价值是三千块，你就算放一百块在他桌上，还是有潜在的利益还是有潜在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推测的承诺要以行为主观上面的利益状态为准。嗯，好，那这是推测的承诺。基本上你要注意到的就是这几个重点。第一个，它的要件是什么？ 只有在法益持而人不能承诺，或者是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为承诺的时候，才可以考虑使用推测承诺。那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laughs> 行为主观上面对于特定的利益的价值是什么东西？当没有办法推敲行为主观上面利益价值状况的时候，你才可以用一般人的客观的利益价值标准。对，这是第一种类型。那另外一种类型就是没有他的行为呢，基本上虽然构成了一项合致的，但是没有侵害到他的法益，没有侵害到他的法益。嗯，好，这个推测的承诺就讲到这边了。 接下来最后一个超法规的主客观是有叫做不作为犯的义务冲突，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是不作为犯的义务冲突呢？那是因为它的要件就是像在上面黑体这边所说的，行为人这个时候是同时，记住是同时，对，不是先后面对，先后如果他先后面对的话，你就当然要先后分别履行啊。 跟他是说是同时面对了数个，所以不止同时，而且是两个以上，是两个以上。我不管是三个、四个、五个，反正就是同时面对好几个作为的义务。所以一定要是这全部的义务都是属于作为义务。然后呢，依照行为人当时的能力，他只能够履行其中一个；依照行为人当时能力，他只能够履行其中一个，这样才会让我们的老师不为犯的义务冲突的问题。 其他的情况，通通都跟义务冲突、主权违法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例如什么情况？行为人面临到还是同时面临到两个义务冲突，但是这两个义务冲突，一个是作为的义务冲突，一个是不作为的义务冲突。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义务要你去做某件事情，另外义务要你不可以去做某件事情，所以他这时候陷入到是做跟不做义务冲突这种情况。 不是这里所说的不作为犯义务冲突的超范围属违法私有的问题，跟这个地方没有关系。那你说他怎么解决？他跟二十四条紧急避难是有关系的。例如说下面这个案子，就是那个三十九页上面那个司马光那个，好像是真实的故事是什么？是救朋友吧，对不对？可是朋友，我再想一想，朋友没有保证地位啊，对这个例子不好，就把它改了，就变成爸爸，这样总有保证地位吧。 你看到这个例子说什么呢？他爸爸被困在那个大水缸里面，那个大水缸里面。那现在要救他爸爸只有一条路，就是把那个水缸给敲破，然后他爸爸就可以顺着那个水缸里面的水流出来。然后以前童话故事那个画面都是这样画的。对，这个时候他面临有什么冲突？什么样的义务冲突？他对他父亲有保证人义务，要救他父亲的生命发育，所以这个部分是什么样的义务？ 作为的义务嘛，对不对？基于保证地位衍生出来的作为义务，对父亲是作为义务，但是他可以随便把人家的财产给打破吗？不行，三百五十四条又说了，不可以打破人家的财产，这个是不作为的义务，是不作为的义务。所以这个案子是作为义务跟不作为义务的冲突，作为义务跟不作为义务冲突。那大家想一想，就算不知道这件事情好了。 在解这个问题之前，上半我去过紧急避难所，你就会解啦。为什么？因为父亲这时候面临到什么生命方面紧急危难，然后呢，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把父亲给救出来，所以呢，打破他人有人的水缸，这是一种所谓的适合跟必要，而且具备有很平性的避难手段。那主观上面有避难意思，所以呢，就可以用紧急避难来阻却违法。这个跟不是违反你阻却就没有关系。所以。 真正跟不作为犯义务上有关系的，一定是行为人同时面临到好几个作为义务，但是他的行为依照他自己的能力本身，他只能履行其中一个。所以呢，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说，爸爸呢看到两个小孩子溺水了，那溺水了怎么办两个人呼叫啊，可是爸爸演气不是很好，他只能够救其中一个小孩子。这个时候，因为父亲同时对这两个小孩子都有保证人地位。 所以都是属于同时负有作为义务的情况，而且也只够知道他自己的勇气，他只能够履行其中一个作为义务去救其中一个小孩。所以当他救了其中一个小孩之后呢，另外一个小孩想当然就是被溺死了。对，那这个时候呢，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你要知道。所以依照他自己能力呢，如果他履行了其中一个作为义务的话，他就可以用不违法的义务冲突来阻却违法。它是有一个标准的，在下面的那个下半部的黑体。 这个部分，首先你要判断说，他的那个数个作为义务彼此之间，他的有没有一种保护法一个位阶高低的差别，保护法个位阶高低的差别。如果说，呃，把它改成其他，一号好了一个是呢， <clears throat> 那改成这个，杰克看到他妈妈落水，对，因为撞到冰山的关系，所以他妈妈落水不是落死 我是已经上礼拜已经被他踢到海里面去，已经死掉了这样子，对，所以这是坏掉妈妈溺水，对，这是一种情况，所以他当然救他妈妈嘛，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个情况是说，他发现说，哎呀，我的那个小三怎么也溺水了？假设还有一个小三的话，那他跟那个小三有同居关系，所以基本上他有共同生活关系的保证人义务，对。完了，这时候你要先救妈妈呢，还是要先救小三呢？那同时都因为负有保证人地位要救了，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救谁呀？ 心里在默默的想救小三，因为救小三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我还可以继续跟小三维持不呃不伦关系，第二个妈妈死了就可以得到财产，对不对？所以，我是一举数得，所以我要救小三可以这样吗？不要去想，如果说这两个作为义务的位阶是有没有高低程度的区分，那怎么样判断高低程度的区分呢？讲义上面有告诉你几个标准，第一个最后一行。 可以看说你受害客体价值是什么，它可是这案子里面两个都是人呐，所以价值是一样的，对。或者说行为对保护客体在法律上的地位，哪一个是有保证地位的要优先履行，所以如果是一个是没有跟里有保证地位的，一个是有保证地位，你当然先救有保证地位关系的那个人，对。可是如果两个人有保证地位呢，那怎么办？那没办法，还是没有办法，那来要先救谁？对。 还有另外就是危险的接近程度，意思就是说哪一个人比较危险，面临到发疫型态的危险性是比较高的，或者说哪一个人比较快要死掉了，就先救他。对，可是如果说两个人快要死掉的几率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就任君选择，你要救谁就交给行为自己去选择。你救了其中一个，就已经履行了你尽了你的权利救了其中一个，就已经履行了你的义务了，所以就可以用不作为犯生义务冲突来阻却违法。可是如果你分得出来，例如说。 一个是你帮朋友保管的青花瓷，因为你跟他有寄托关系，所以你有保证的地位。那一个是妈妈，就会有时候妈妈抱青我先保管青花瓷，对，说我要救青花瓷。对，我了避免青花瓷被摔破或者流漂走，所以我先救青花瓷。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用作为卖英雄来直接回答为什么。 因为青蛙是财产未揭，妈妈是生命未揭，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都有保证人地位，但是你要优先履行未揭比较高的那个义务才可以去违法。那如果是两个都一样的话，那就是你挑啦你要救谁就救谁，救其中个都可以主缺违法，嗯，那就是不作为犯义务冲突。好，就讲到这边，下一个最也是最后一个，有人觉得赞成，但是有人强烈反对的一个东西，叫可罚的违法性。 那这边呢也引申出来谓呢，日派跟德派大战，对啊，部分的那个留学日本的老师，因为这东西是从日本来的，对，所以部分留学日本老师，比如说啊陈志平啊、甘宁贵老师啊，对啊，或者他们的学生徒徒孙们，都会主张说呢，有一种东西叫做可罚的违法性这种东西。讲义的第一段是他们的忠实的原汁原味的文字，我把它写出来。对，那我们现在就来分析说，他们讲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说呢，如果说行为对法益侵害非常的轻微，然后呢违他的这样的行为虽然违反了社会相当性，然后具有实质违法性，他跟你讲的哦，他说有实质违法性，意思什么？还是有违法性？但是呢，跟社会相当性因为太接近，社会相当性就是说大家都认为说这个是社会上面可以容许的行为，叫社会相当性很接近很接近，因为他侵害法益太轻微了，所以呢违违反了社会伦理，违反程度又很轻微，这种情况下是。 叫做欠缺刑罚必要性的违法，就是说不值得用刑法来加以处罚。意思就是说，对付这种人、这种法益侵害行为，我们不需要动用刑法来加以处罚，因为刑法具有所谓的最后手段性。对，然后他侵害法又这么小，嗯，这么小，情况之下，如果动用刑法来处罚，其实违反了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可是他又觉得说，这种行为有所谓的实质违法性哦，只是说什么欠缺处罚的必要性而已。 所以在这一种，在他们的这些老师的观点里面呢，违法行为分为两种。 他不是这样讲的，你就误解他的意思，这样对他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要对他公平一点，对，我们就照他的文字去出来做区分。他说呢，构成要件合致的，对，构成要件合致的，也他也没有主权违法事由，没有其他的法律所规定的主权违法事由，也没有超法规的主权违法事由，所以呢，他就具有所谓的实质违法性，这是他的前提，要先确认他有实质的违法性。但是呢，有实质违法性之后呢，就可以用刑法来摘除处罚吗？ 回避，所以他又在进一步去对实质违法性的行为去做一个区分，有分成所谓的值得动用刑罚来加以处罚的违法，还有不值得动用刑罚来加以处罚的违法，有这两种情况。那么只有值得动用刑罚来加以处罚的违法，那这上面的这种情况，才可以用刑罚来加以处罚它，对。 然后意思是说，哦，违法性之后，因为我们一般的认知是什么？我们一般的认知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构成案件合适的行为，你没有二十一条到二十四条的法律所规定的主客法事由，你也没有前面我们上前面所说的那三种超法规主客法事由的时候，基本上你的行为就是怎么样？ 违法了，对，基本上就是违法的。可是呢，在这些日本的老师眼中来看的话，还没有结束，违法性判断还没有结束。你除了要没有法定的跟超法规的主球法事由之外，所以你有实质违法性，但是这样还不够。如果你的这种实质违法性非常的低，低到不值得动用刑法来再处罚的话，还是没有违法性，就意思就是说还是不成立犯罪的。他们只是承认有这一种类似所谓的第四种的超法规的主球法事由存在的这种可怕违法性理论，对。 那好，这是他们主张的，他们主张的。那他们这些人呢，就会说，实物姐姐跟我一样。因为呢，大家看一下第二段，实物姐姐这个七十四年台上四二五号，这是一个判例，对，这是一个判例。 他说呢，就上面这些老师啊，赞同可怕违法性理论这些老师都认为说这个叛逆到就是无知识可怕违法性理论的一个民事一个证据。他说呢，这个叛逆怎么说？他说行为虽然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规定，符合构成要件规定，他告诉你前提也是符合构成要件规定的，但是如果这个行为没有实质违法性的时候，还是不成立犯罪。OK，到这边为止，到这边为止就跟上面的老师不一样啦，哪里不一样？上面老师说什么？ 行为有实质违法性，只是因为不需要用刑法加以处罚，对不对？下面的实务说什么？下面实务说啊，如果你的行为没有实质违法性的时候，就不成立犯罪的。 <laughs> 所以呢，已经出现不一样的地方了。对，他说这个案例事实是什么？上诉人去偷人家的白纸，禁止一张空白信纸，大家要写清楚给女朋友吧。 对，然后穷，然后没有钱，然后虽然他的行为是符合三百三十五条的第一项侵占罪的构成要件，那意思是什么？那空白的信纸可能是人家交给他保管的，然后就把它偷走了，然后也不是偷走啊，就是把它据为己有，对，所以才会有三三五侵占罪的问题，对。但他说信纸一张呢，其实没多少钱啊，侵害法益跟行为都很轻微，侵害法益轻微是指什么意思？信纸一张多少钱？我不晓得，我没有去买过信纸。 就是说，空白性质一张，可能价值，因为整包卖你才二十块啊，那你抽其中一张十几块，所以你一块钱都不到，所以这叫侵害法益积极行为。那行行侵害行为及积极行为是什么意思？偷人家性质一般人不会觉得怎么样啊，对啊，虽然说会觉得说，哎呀，你很不好，可以偷人家东西，他还是偷人家东西，就跟某某人去 A 贪污 A 钱，他就说哦，我只有 A 一块钱啊，一块钱不是 A 钱，你说贪污一块钱也是贪污啊，对不对？也是这个样子，只是说那那 A 这么少。 就算行为很轻微啊对啊，所以不管是从行为结果来看，还是从行为本身来看，都很轻微，对，这是要件。然后在一般社会伦理观念上面，很难认为说这种情况下对他用刑法来加以处罚。所以这种行为呢，就算不追溯处罚，也不会违反大家的共同的法律秩序，就可以说没有实质违法性而不应绳之以法。你看他说，又强调说没有实质违法性，他一再强调这句话。 所以在实物的这个判例的观点来看的话，这种行为第一个，它有构成要件合致，但是它没有法律的阻却违法事由，但是呢，它可能会因为没有实质违法性，所以它就不应该用犯罪来处，用刑法来加以处罚。可是呢，虽然那些上述主张说可罚违法性理论支持这个理论的日本老师都说这个判例是赞同他们的意见，但是第一个我才分析过了。 他们两个在前提上有点不太一样，对，一个是日本老师是说他有实质违法性，后，他要再进一步去区分有没有用法犯的战术啦，比较区分所谓的可罚的跟不可罚的违法性。而这个判例是说一开始这种行为就没有实质违法性，对，这是判例说的，一开始就没有实质违法性。第二个，这个判例有说他是在哪个部分去除去就不成立犯罪吗？没有，他从头也没说，他只有说什么不应绳之以法。不应绳之以法是什么意思？有好多好多种解读。 是构成要件排除吗？还是呢违法性被排除？还是它是一种免除刑罚事由？意思是说它还是成立犯罪事实，不需要用刑罚再以处罚，可以用免除期刑，法官可以下免除期刑的判决。这个判例有讲吗？我没有说，所以你看不出来。其实如果你严格来去分析的话，其实你不能够直接就说这个判例是赞同上面的那个可怕违法性理论的一个证据，你不能够这样子就把它归类过去的。你要做严谨一点的分析，对。 当然了，那些老师大家就很开心的，这个叛逆看起来很像嘛，对不对？刚好可以支持他们的理论。但是事实上，去看这个叛逆的意思，好像他也没有说就是跟上面老师一样的意思。对，这个是学说跟实物上面的分析。那讲完了赞成跟实物的意见之后呢，再要看一下批评意见的第三段。林三平老师呢，是对这个理论最讨厌的人。对，他就说呢，他说这知道是一种逻辑上面的错误啊，就是前前后颠倒。对，为什么？ 我们再回到第一段来看，第一段有日本老师说呢，哦，如果说呢你的行为算然有实质违法性，但是因为没有用刑法来加以处罚的必要，所以这个时候呢不会成立犯罪，不会成立犯罪，可以有足球违法。可是林赛婷老师就说，你在犯罪检验上的顺序而言，应该是怎么样检验的？第一步是检慎他什么构成要件呢，对不对？第二步来违法性，然后罪责。 最后全部确立了三个阶层都过了之后，你确立了哪一件事情？好，他成立犯罪，确立成立犯罪之后，下一步才会确立什么法律效果？也就是说，要不要动用刑法的部分？应该是这样的顺序吧。可是呢，留日仁上面支持这这段话说什么？他说：啊，反正这个不值得用刑法来加，刑法来加以处罚，所以没有违法性。你等于是先确定的有没有必要用三阶层以外的刑法事由？ 来处罚这个行为的行为，然后再回过头来推断说它有没有违法性，这样跟一般我们的犯罪审查架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是更经重要的理由，就是在于说违法性的判断呢，在我一开始上课时候就说过了，它跟构成要件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构成要件呢，侵害法益会有程度上面的程度的不同，会有不法内涵程度上面不同。你说你砍一个人三刀，你砍一个人三十刀，你都是符合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对不对？但是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会有一样的刑度出现吗？不可能。你是法官的话，你就觉就说杀三十刀比较可恶，对不对？怎么一说三杀三十刀比较可恶，你就说他不法内涵是比较高的。所以杀人呢，也有手段凶残的问题。 对，所以侵害生命法益也有可能是有侵害的严重性这样的层次上的差别。比如说侵害生命法益恶性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一到十级就可以区分出来，对，会不一样。这个叫做不法的层生概念。 这个概念表达就是说呢，不法就是侵害构成要件的严重程度呢是有高低区分的，就像那个阶梯一样，一层一层往上升。如果你的手段越来越严重，侵害法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严重的不法害侵害，它就不法厉害就比较高，这叫不法成生概念。但是在违法性、违法性的问题，什么时候会有违法性？ 当你没有主确违法事由的时候，不管那是法定的还是超法规主确违法，当你没有主确违法事由的时候，你就有违法性；当你有主确违法事由的时候呢，你就不具备有违法性。所以违法性的判断只有两种答案：一种是有违法性，一种是没有违法性。没有什么叫做比较多的违法性的、比较少的违法性。但是构成要件会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构成要件会有它的不法成分概念的关系，所以你可以说：哦，这种杀三十刀的。 它侵害法益比较严重，对，那杀善刀的侵害法益比较轻微，它会有这种量化，他可以去做量化，但是违法性是不能够量化的。你有主确违法事由，就是没有违法性；没有主确违法事由，就是有违法性。所以它的答案判断出来，答案只有有违法性跟没有违法性的这两种情况可以，没有所谓的比较严重的跟比较轻微的违法性。所以它的批评的重点就是，可把违法性理论把违法性给量化了。为什么？他说有一种违法性叫做。 值的东西，法的违法性，这种是属于利益侵害比较严重的。那另外一种利益侵害的行为叫做不可罚的违法性，对，他去把违法性做这样量化，但是事实上他在描述的应该是什么构成要件的利益侵害，他那有不法的存真性，他应该在讲这个问题，而不是在不应该把它放到违法性这个部分来讲。对，所以呢，大家都不否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实物上面真的有这种个案出现。 那我就帮大家去查一下，对吧？就是像下面这边几个判决所说的，哦，台湾的个案是怎么来看一下好了。 <coughs> 大红包面包啊，有人要偷啊，对啊，然后那个面包，我看那个时代就是说判决，这个是几个判决啊？五十八是九十九年的台北地院那个判决，他说那个大红包面包，面包而已，不是包括那个香肠，才十块钱而已。对，然后呢，这个法院就说呢，侵害力很轻微，对。 接下来还有什么偷人家的旧雨鞋一双？他特别想要是旧的雨鞋一双，对。然后还有偷人家香蕉一串的啊，对啊。反正呢，你自己回家，你有兴趣就去打来看，那可怕我大性。的关键字去搜寻，所有的台湾的地方法院去搜寻，就好多好多好多。我好像还记得，好像有人偷人家的衣服的。但是偷衣服那个被认为说这个不是可怕违法性，因为他觉得钱还蛮多的，对。所以他又呈现出另外一个问题了。 到底钱要低到多少才可以用可怕的违法性啊？那个利益侵害到底要多轻微才可以用可罚违法性？那食物上面说，像的面包啦、旧鞋啊、香料串啊，对啊，像这一种情况可以继续看看参考。所以不可否认的是，可罚违法性理论它有想要解决的对象没有错，这是大家都公认的。真的有这种案例出现，那你要怎么解决？那可罚违法性理论说，那这个时候没有违法性。 没有违法性，因为它虽然有实质违法性，但是它必须没有可怕的违法性，所以可以确违法。但是我刚才讲过了，这个会有点问题，除了那个逻辑上面颠倒之外，你还把可怕、把把违法性给量化，会遭到这个批评？那你说，那批评他的、人批评这些日本人的人，就例如德国人啊，他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说你在刑法上面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的为什么偷了面包就是偷了面包了？他就是。 偷面包的行为，而且没有其他正当的主，如果只有他还是真的成立窃盗罪，可是这种利益侵害太轻微了，虽然没有办法在刑法解决，但是可以用刑诉来解决。所以他们主张说，要叫检察官去缓起诉，或是违不起诉处分。那你去想想，我刑诉法哪一条规定说检察官可以因为这种利益行为不去起诉他？不是有一个违罪不起诉吗？二五三啊，有没有刑诉二五三啊？有个违罪不起诉。 那就算我就不起诉他，就好都要把种人起诉，这种人起诉的话，对他对法院也是增加案件的审理的负担量。干脆一开始就把挡在法院门外，不要让他进去好了。对，所以这时候他们主张说呢，特别是刘德老师主张说，用二五三不起诉处分，或者缓起诉处分来解决这种问题。对，那下一个问题是说，那如果检察官呢不赞同这的见解，他不赞同，他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做不起诉缓起诉？那我要起诉他，就送到法院去了。可是。 以下我所引们这几个判判决，他们都说，这种东西呢，本来就可以用不起诉换起诉处分的，既然问你还来啊，那你来的话呢，他们就会说，法院就会说啊，这时候第一侵害过于轻微，我用六十一条刑法中的六十条，我要做一个免除刑刑的判决，我要做个免除刑刑判决。所以呢，德佩老师的建议是说，这种东西可罚违法，你们说要解决问题是存在的没有错，但是不是用钱就违法性来解决。 应该用刑事说法上面的缓起诉或不起诉处分来解决。那如果不幸说这检察官还是起诉了，那依照我们目前的法院实务，它是用六十以条里面出起刑。对，但这个以上是这法官发现，你说它涉及到问题，对。所以以后大家看到这个题目里面啊，有什么小孩去偷一颗糖果啊，你就要知道说第一个他是小孩，所以可以对他正当防卫吗？大家回想一下。 可以吗？对，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对，第二个防卫手段上面要不要限制呢？嗯。第三个，他偷一个糖果，会不会可能发生的问题？对，所以呢，如果考了小孩子偷一个糖果的这种题目出来，就会好多好多好多重点要写。对，那你就要注意一下时间的掌控。嗯，要记得啊，这么多主确法事由里面，只要符合任何一个主确法事由，它都可以主确违法，它都可以主确违法。嗯，好，那我们违法性就讲完了。 还算是在进步的讲控之内。今天我们进步就是要把罪责还有不法生罪责以外的构成来给上完。然后下礼拜就要进入到那个下一次的范围是错误理论。对，我这样的课程编排是有目的的，因为你们在念书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说，书上大部分都是把错误把它割裂去讲，比如说故意讲完了，就紧接着讲构成人错误；把情讲完了，就直接讲禁止错误。对，但是我觉得说。 你还没有学过对折的时候，你去讲错误理论呢，会觉得开门而入。所以等到我们把今天把这三个阶层的主要的东西都讲完之后，再去看这个错误理论，应该就会比较深的体会。嗯，好，那我们就进入到对折啦 阶层行为理论， <laughs> 然后来构成要建阶层，然后呢，一直到违法性，现在终于要进入到，有时候是倒数最后一个阶层，有时候是最后一个阶层，就是叫罪责。那有些比较古老的书上面叫做有责性，不过都是一样意思。对，到第三个阶层来了，对，所以这个三个阶层学完了，你的那个三个阶层架构就出来了，对。那你考试的时候呢，就是依照相关的证明在哪一个阶层，就把它写在哪里。 我们要来练习，另外重点也是就是解题目，对，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空白，对，好，那第三个是阶层这个罪责这个部分，要先讲一下，当然就是不法的罪责。 要罪责，罪责的在探究的问题的对象就是说，行为人要不要为他上面所做出来的这样一个利一侵害，然后没有正当化事由的这样的行为去负责的问题，去负责的问题。那既然是要行为人要不要为这个行为去负责问题，当然在罪责这个部分，几乎都是采取所谓的主观上面的判断，也就是说你要去考虑到他的能力，你知道他的能力有没有办法去为他上面所做出来这个不法行为负责。 那影响到行为人负责的能力因素有哪些呢？所以呢，就会有各种组合成罪责阶成的要素，这道罪成罪责的组成要素，一共有三个。第一个呢是所谓责任能力，他如果是小孩子未满十四岁之人，基本上我们会认为他没有为他做不法行为负责的那种能力。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他没有办法知道说他做这件事情在法律上面的意义是什么，他有可能知道，他等一他没有办法避免结果的发生，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不需要为他这个做出来这样一个利益侵害行为去负责，这个是责任能力有问题。另外一个有可能他酗酒啊、吸毒啊，这些都是导致他没有办法辨识他行为违法跟控制他自己行为的能力有问题，对，所以这是责任能力要管，的第一个要素，最主要素，最主要素之二呢，第二个要素就是不法意识。 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说他的行为是被法律所禁止的，有可能是不知道他行为是被法律所禁止的，所以他会去做这样的行为。他如果知道这行为是法律所禁止，他有可能就不会去做这样的行为的。那这样的行为也会影响到他要不要为这样上面的不法行为负责的问题，这样不法意识问题。对，第三个法条上面没有写的，但是呢是通说所承认的一种阻缺罪的要素，叫做期待可能性。对，叫期待可能性。 就是说，从刑法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我可不可以期待他，说不要去做这样的利益侵害的行为？如果可以期待他不要去做这样的行为，而这个行为却去做了，时候就有期待可能性。那当然啊期待也是有强弱的差别啦，或因为行为人的能力会强弱不同差别，所以期待可能性不是有或没有的问题，它还是一种量化的问题，有比较高的期待可能性，跟比较低的期待可能性，就是这样注意到，这样我们来来说。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认为说，哦，罪责部分呢，就是他本身就是问说，要不要为这个不法行为去负责的问题，对？那什么东西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行为人对不法行为去负责问题的判断呢，就是这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好，这是不法同罪责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区分？那区分有没有什么实义呢？有，就在讲义当中边所说的，第一个。 可不可以对于没有罪责的行为去做一个正当防卫？可不可以对没有罪责的行为去做正当防卫，这上这上上我们已经讲过了。这要看你采取的是不法说还是有责说。如果依照工作说的话，你是可以对于一个不法行为但是没有罪责的行为去主张正当防卫；但是依照有责说的话，你只能够对这种情况去主张紧急避难，去主张紧急避难。所以这是一个区别的实意的这部分。第二个呢，有没有办法？ 去成立教唆犯，或是帮助犯，下一个共犯就是包括教唆跟帮助犯。为什么？如果你不去区分不法跟罪责的话，我们现在的共犯，狭义共犯在于所谓的共犯的限制从属性，共犯只从属于正犯的不法，没有从属他的罪责。所以呢，不法跟罪责的区分有一个示意，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共呃正犯呢，他是有不法行为存在，他只是没有罪责而已。比如说，小孩去偷东西，这时候教唆他去偷东西的人。 有可能可以成立教唆犯，有可能成立教唆犯，或者帮助犯，或者帮助犯。所以区分不法犯罪的第二个实意是说有没有办法成立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区分示意。第三个当然就是大家所熟知到在刑法第八十七条以下有所谓的保安处分，保安处分。 保安处分呢，基本上呢不需要以具备有罪责为必要，不需要以具备他只要具备有不法就可以，也不需要有罪责。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小孩子去做这样的杀人行为，你虽然认为说他未满十岁之人没有责任能力，OK，但是我还可以把他送到感化院去做感化教育。这是因为保安处分本来就是不以有罪责为必要，他只要有不法就可以了，对。所以有这三个区分示意，嗯，那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罪责的本质呢，就是在帮你复习那个犯罪减纪系啦。在一开始我上课的时候就说过了，从一百年前五典的犯罪减纪系呢，它采取所谓的心理责任论，他认为说呢，行为主观上面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就是要不故意或过失的罪责。对，心里面状态跟外界的关联性什么东西，去看嘛。如果他是故意导致结果发生，你就是故意罪责；如果是漫不经心，就不小心导致结果发生，他也不想这样的结果发生的话呢？ 这是所谓的过失罪责，对。可是这种东西没有办法说明说，那为什么他主观上面有这种心理状态，他就要为这种行为负故意或过失罪责的理由是什么？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后来呢，就认为所谓的规范责任出来了，就认为说在规范上面呢，在刑法的角度来看，我可以期待你不要去做任何违法行为，结果你去做了，意思就是说。 不做这种违法行为的，我是对你有期待，可能你不要提出这种违法行为的，所以你去做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责备你的理由，所以你就会因此有罪责，对，这是违反责任论。所以呢，黄龙基老师就主张说呢，整个罪责本质呢，其实就是所谓的期待可能性的问题，对，就是期待可能性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去期待一个小孩子 <clears throat> 未满，比如说未满十岁的小孩去了解到某种行为违法性的意义，这是他能不知道的，对，那你也没有办法期待说原住民。 整天住在深山里面的原住民，他跟外界是隔绝的，对，会不知道说砍伐森林，会知道说砍伐森林是一种违反森林法的行为，他有可能是不知道的。那我来讲什么之前不是有那个吗？原住民去砍伐森林就被起诉啊，因为我说要砍伐国有财产的树木了嘛，那个司马库斯那个风到巨木的案子对，后来大法院大概判决是无罪啊，对啊。 不过那个部分是牵扯到不法意识的问题，对，因为他常年住在深山里面啊，他牵涉这样不法意识是不是可以避免的？这样你要去探讨的，对。好，那这是罪责的本质，就是期待可能性，嗯。好，然后呢，就来看一下，就依照这样的顺序来看一下，罪责要素有三个，欠缺任何其中一个，基本上你的罪责就会被影响到，就会被影响到，就就不成立犯罪，嗯。 第一个呢是责任能力，这个规定在我们的十八、十九跟二十条，大家从那边法然后就拿出来看一下。我们的十八、十九、二十条是采取所谓的反面列举法，意思就是说，你看他说未满十四岁的人不罚。 到十岁以上、十八未满十八岁可以减轻期刑，八十岁以上的就减轻期刑。那其他情况有讲吗？没有讲，意思是说呢，原则上大家都有责任能力，除非你有符合十八条一项、二项、三项，或是十九条一二三，或是二十条这几种情况，才会影响到你的责任能力的判断。如果说没有这些情况，的话原则上行为都是有责任能力的，所以才叫做它是一种反面的例子。对，十八条说呢？ 未满十四岁的人，不法的行为不法，这种情况呢叫做没有责任能力，没有责任能力。另外一种没有责任能力情况，在十九号第一项，十九号第一项的文字漏漏等，他说行为时呢，因为你的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的弊端，导致，意思是说什么？那个“致”，中文的意思就是要有因果关系。 所以你一定是因为心神、精神障障碍或者心智缺陷，然后因为这样子产生什么结果呢？不能够辨识你的行为自己本身是违法的，或是欠缺依照这样的辨识的行为的能力。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那就不处罚。这种情况下也是第二种没有责任能力的情况，第二种没有责任能力的情况。原来它是这两种情况，没有责任能力是这样的。那没有责任能力的时候，就没有罪责，没有罪责当然就。 不成立犯罪，不成立犯罪，这是没有责任、没情形，对。那十九条呢，要特别注意到，因为十八条例上没有什么问题，这大家都会、都知，所以这是不罚，是大家都会。关键在第十九条，因为它有修法，它有修法。那所谓的立法用吗？嗯，没有，没关系，反正讲义上面有写，对。以前的条文是长什么样子？ 道以前条文当中，二零二零零五年之前条文的第一项是说，如果没有的话就抄一下吧。它第一项是说，精神丧失人之行为不法，精神丧失人之行为不法，这是以前的二零零五年刑法前第一项。第二项他说，精神耗弱人之行为可以减轻其刑。所以到底是不法还是减轻其刑，就是看你是精神丧失还呃精神丧失还是精神耗弱，精神丧失还是精神耗弱，是这样去判断的，没有这么强的的字。 然后呢，请大家看一下讲义的第三页。那在旧法时代呢，最高法院呢，有一个这个很著名的判例，叫二六与上二三七这个判例。对，他去解释什么叫情况叫的精神丧失，什么叫做精神耗弱。因为只有精神丧失的情况才是没有责任力的情况。他叫做对于外界事物全然缺乏知觉、理会还有判断的作用，没有办法自由决定意识的能力。如果说你完全不知道。 跟外界有完全隔离，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也没有办法经由这样对外界的认知去就做进一步的行为判断。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外界当然行神丧失。什么叫精神耗弱呢？意思是说，他不是完全的全然跟外界隔离，但是呢，他判断外界的事物呢，是他较平均的普通人的平均程度，显然减退。 显然减退，这叫精神好弱，意思是说，要跟一般人比较起来，差太多了，对，显然减退。但是他因还没有到达完全缺乏知觉作用的情况，这叫做精神好弱。果是完全对外界缺缺乏知觉，这叫行神丧失，对。所以以前的叛逆呢，是就做这样的文字，这样述去解读以前的试卷上第一项的文字。可是呢，修法理由为什么修掉？为什么修掉？ 基本上这一条文应该是张立清老师修的，对。以后我们就看到说有一些人去修这些法律，对。他其实就是抄德国的条文，对。他说什么？他把它修成什么样子呢？他说呢，行为史因为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导致不能够辨识行为违法或欠缺以及辨识的行为的能力。你看这一段文字看起来不像中文啊，是吧？你第一次念过的人可能得还蛮绕口的，要想一下这样。对，因为他是翻译过来。 所以接下来变成说，为什么要这样去修呢？原因就是因为，因为大家众所皆知，张立青老师很喜欢司法精神医学，对，还有本书叫《司法精神医学》。他说啦，以前的食物怎么样去认定那个精神丧失还是精神好弱，法院一定会送鉴定，为什么？法官又是学医的，他怎会知道说这个到底是对外界全盘全然的不自觉作用，还是只是教育般的显著降低，所以他一定都会送鉴定，比如说送马基医院去送巴黎疗养院去做鉴定。 那送鉴定完之后呢，医生就在他鉴定报告上面写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新神丧失、精神好了”，因为医学上面没有“新神丧失、精神好了”这种用语， <laughs> 医学上面不是用这种术语，对。所以呢，修法理由之一，传统的那个法第一照以前的法条，旧法的法条，“新生丧失、精神好了”跟现行的医学界的用语不符，对。所以呢，你要把它修掉比较好，对，这是第一个。第一个理由，然后呢？ 第二个理由呢，他觉得德国的法条比较好，所以他说参考德国立法例，要改采所谓的生理跟心理学混合立法模式。大家不要想说这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记得好像九十七年的律师考试就考出来了。对，大家想一想啊会考这种东西的人，那就是修法人啊，那你到时候要写谁见解吧。对，所以你那个修法理由呢，还是要把它背起来，你还是要记得。对，因为当你一直。 那边捧他说：“哦，我们以前的那个什么文字多烂呐，然后跟实物不符啊，然后说现在要采取什么生理跟心理学的混合立法方式是比较好的。”他就非常开心，有没有？果然，雷牛，其实雷我就这样写，就雷牛分数很高。不是说，当然，是大家都知道嘛。对啊，因为刚修法过后啊，然后又又出出来了，大多个是谁出啊对啊，只是说他现在比较少出了，对啊。 反正这个部分就是说，你有时候还是要注意到修法有它是很重要的立法解释一个参考依据。那我现在告诉大家是说什么叫做生理跟心理学的混合立法模式呢？你再回头看那个十九号第一项的那个文字，生理学指的是因为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这是所谓的原因，生理原因。所以你一定是生理上面这种疾病，要么就是精神障碍，要么就是其他的心智缺陷，不管是或者是其他像类似的这种精神疾。病。 导致你没有办法辨识出，说你的行为到底是合法还是违法的，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要不要去做这样的行为的能力。所以它是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关联性。所以你在审查到底有没有责任能力的时候，依照新法的法条，你有两个步骤，就是在上面在上面写那个框框。第一个，你要先检查是说它有没有存在于所谓的生理疾病，生理疾病就是说的这里的生理原因要素、精神障碍、精神缺陷，然后是其他精神的病态症状，对。 比如说他有所谓的人格分裂症、多重人格、阶级性人格，还是什么样其他情况下的那种问题？对，所以你要审查第一个步骤，就是看有没有身体上面的原因、病态原因。第二个，你要再去检查是什么他的这个心里面的判断、辨识行为违法，跟依照他的辨识，然后去行控制他自己行为的能力，是不是受到上述的第一个步骤那些生理疾病的影响？是不是受到上述心理疾病的影响？如果是的话。 就会肯定说他们俩之间会有什么的因果关系，因为那个法条上面有一个治，导致你为就是因为你有这种生理上面的疾病因素，所以导致你没有办法判断说你的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自己的行为，因为有这种精神分裂症的人，他就是很想去杀人，他没有办法控制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符合这里的双重步骤的审查。所以你在写考卷的时候，你要点到这两个部分，依照现在的刑法，你有这两个重要步骤来写，对。 好，那审查完之后还是留下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那你看回过来看十九号第一项文字，第一项是说呢，完全不能够辨识行为违法或欠缺以及辨识人的行为的能力，对不对？第二项是说呢，他还是有辨识的可能性，只是什么显著降低。那法最高法院还是遇到一个问题啊，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办法辨识行为违法，还有意识到他控制他行为能力？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说辨识辨识能力跟控制能力跟一般人比较是显著降低？他是要去有个标准出来嘛，对不对？但这个标准从法庭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所以我自己私下猜测，私下猜测，刚才我们之前的旧法的时候讲那个二十六年那个余上志的三期要判例有没有？最高法院应该是偷偷在用，我觉得他虽然没有讲，但是他偷偷在用，意思就是说他还是看说是不是对外界事务权人缺乏直觉灵魂作用。 还是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对。只是他不一定会写出来，因为当初在两千零五年修法之后，大家看这个判例是二十六年的，那时候台湾在哪里啊？ <laughs> 中华民国政府在哪里？你看那个判例的上面字，就知道他在哪里啦。他写鱼啊，鱼是大陆的什么的简称？你看，大丽不好上海，那个百万小学堂好了，上海、重庆。 他在哪里？南京、北京，选北京的人去撞墙好了。我还在北京，对啊。余教在哪里啊？还是你要上区吧。好，不是南京，剩两个，上海、重庆。还是你不一样的大嘞。上海简称是什么啊？沪啊。所以鱼是重庆。对对对对，打个就自己给自己拍手，拍手，对。 他就哎没事，那边就是啪啪啪啪啪这样子，对对对。大图他就写啪啪啪啪啪，就是拍手。我昨天就问一个同学一个问题，他现在在检察官的实习，我就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讲了，然后说天哪，大姐真是非常聪明，我就叫大姐这样子，虽然年纪比我小一年这样子，然后非常聪明，非常聪明，然后所以写啪啪啪啪啪，他说你白痴啊，然后我就白痴这种办法。 所以呢，现在呢，虽然法条上面修成这个样子啊，对，但是你要注意到，就是说判断有两个步骤，第一个先确认生理因素有没有身体疾病，然后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身体疾病导致他不能够辨识跟控制自己的行为，对。那至于程度的部分呢，嗯，那上面这个判例应该还是有参考标准，因为两千零五年修法的时候，最高法院在九十五年第八次的决议，很重要的决议，还是把这个判例给保留下来了，意思说什么，虽然法院虽然法条不是改了，但是呢。 差吗？没差。最高法院还是这样子做判断，还保留着判例，意思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判例跟这个法条的文字或是意直完全不合，他就会废除这个判例，对，就不再援用这个判例。但是他还是留下，了，毕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嗯。好，这个是十九号的责任能力判断的问题。嗯。那要补充是讲一下面这个啊，一般的情况下不是有可能不是因为生理疾病的因素，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服药或是喝酒的因素。 那如果是属于服用药物或是喝酒，因为酒精的关系呢，所以导致责任能力判断降低，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算是没有责任能力呢？德国的法院是这样去判断的啊，就是上上上面那个说的，如果你是服用酒精或是药物导致你责任能力是有问题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在一般的情况底下，你的血液酒精浓度达到千分之三，就可以说你是没有责任能力的，没有责任。 但是如果说是在杀人罪，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暴力犯罪，比如说是那种性犯罪啊，或者一些比较严重的暴力犯罪，心理之外比较高，什么意思？叫你去杀人，跟叫你去诈欺别人，你觉得你比较有可能去做哪一件事情？我去诈欺别人好了，对对对对，为什么？诈欺罪没什么大不了，就骗他钱嘛。叫你杀人。 我才能突破我心面那个道德门槛，没有？那个道德心面，那个道德门槛，就是你阻碍犯罪的那个阻力的。所以他意思是说，像杀人最后是比较严重的暴力犯罪当中，因为你的伦理、社会有道德理观念在还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对于实施这种犯罪你较有所顾忌，对。所以这就是所谓心理门槛比较高。所以你要突破这样比较高的心理门槛的时候呢，你的责任你的状态。 要比较严重一点，所以要到达千分之三点三。然后要注意的是，这里是血液酒精浓度哦，意思是说，是用抽血的。我们在一八 <coughs> 一八五是在那边判断不安全驾驶的那个通常那个标准是什么？零点二五啊，零点五那个是什么？呼气每公升酒精浓度。对，这边指的是抽血的，是血液酒精浓度。要判断那个酒精的程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萃取的。 对，那就是我们习惯说成的零点二五、零点五六部分。另外一种是用抽血的，那边讲的是用抽血的方式，抽血方式是比较 <coughs> 看起来千分之三呐。对啊，千分之三是在高一点。好，那这个是做一个补充。对，所以如果没有审理的能力的话，自始就没有罪责，一开始就没有罪责，没有罪责就不成立犯罪，就不成立。可是会有八十七条以下保安处分的问题。对，这要注意一下。 好，这是没有责任能力。第二种情况呢，叫做减轻或者限制能力，这个有四种情况。第一个呢是在十八条的，个写错了，十八条第二项才对。十岁以上的未满十八岁之人，要限制或者减轻责任能力人。第三项十八条第三项说八十岁以上的老口口，因为老口口呢他自己可能有点老人痴呆啊之类，的，可能他年纪更大了，所以呢可能辨识行为能力比较 <coughs> 比较欠缺，所以呢就给他减轻，得了减轻期限。 另外一个呢是在十九条的第二项，就是所谓的，他还是有要记得哦，十九条第二项还是因为有生理因素，所以影响到他的心理，这样的结果没有办法辨识行为跟控制他自己的行为，他一定也是要有生理因素，只是说他不是像十九条第一项到达完全没有这种责任能力控制的可能性这种状态，他只有控制能力，只是控制能力较一般人显著降低而已。对，这是十九条第二项这种情况。那二十条呢叫做。 雅之人也这样念吧，对啊，那就多玩几年啦。只认营养之人，他到底是聋子还是哑巴，还是又聋又哑？营养人家中不好，银哑是哑巴，是没有问题吧，对不对？那银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中文系啊？为什么大家惊讶？真的有中文系的，然后双主修啊，对啊。 那真的有啊，真的有这种人啊，而且都是正脸，对，非常气质。我讲一下，我自己的没错，我应该是又聋又哑，对啊，而且这个是要天生的，天生的，对，要天生的，要天生的，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如果你出生之后呢，然后呢怎么样，五官变子，这个还不算，对。 可是这部分只是得减刑期性啊，跟那个之前的十八条、跟十九号第二项那个都是得减刑期，意思是说法官要减就减了，不减他也不想减，不想减，所以有可能他觉得说这个人呢虽然有精神分裂症，但是呢也有像一般以前就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他看那个人的嘴脸就事很不爽，他就不想改减，也不能说这个判决会被发回，然后去上诉也不行。好，那。 酒精的部分呢，就稍微下降一点，下降一点，因为它只是显著降低嘛，它不是完全不能控制。所以呢，如果是一般的犯罪呢，就是到千分之二，抽血的是一就丢千分之二。但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暴力犯罪，杀人罪，这个到千分之二点二。对，只是给大家供参考就可以了。嗯，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到重头戏，就在第四页了，原因自由行为。 讲义的第四页那个原因自由为的构造图，对，那就把它画一遍吧。嗯，或者是你写的位置太小的把它画大一点吧。嗯。现在有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呢在为构成要件行为的时候的时候，比如说杀人罪，在他为砍人的行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属于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没有错，对。比如说他已经陷入到十九条第一项。 二项限制责任的一个状态，但是他之所以会陷入这种没有责任能力或是限制责任能力状态，是因为他在先前的时候一种可以归咎给他的行为所造成出来的，不管他是故意还是过失，这个时候。 借酒装疯去杀人，你还竟然可以到总部法的效果？那以后不就大家没个人都借酒装疯去杀人就好了，后通通都不处罚，对，这样怎么可以呢？所以呢，就从一百年前有个古老的法谚就出来了：谁要是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底下去实现特定构成要件的时候，他就要为这种没有责任状态底下去做的构成要件行为所导致的法医形害结果去负责。对，因为谁到时候你之前先前让自己陷入这种没有责任一个状态。 那就要为你之之后，你的整理状态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法义情感，通通都归在归就在你头上，这是在一百零九年发展出来的一种习惯法的一种习惯法。你可以把承受所谓的原因自由行为的滥觞啊，就是尺度对。可是呢，这样会有问题啊？为什么？大家还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今天上罪责原则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罪责的判断时间是什么时候？行为时，对不对？那个叫做什么？ 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还记得吧？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这个原则很重要，是最责的原则一个判断的内涵。对，所以判断他有没有责任能力，就看他行为时有没有责任能力。那一般我们讲的行为时，当然是什么？实现构成要件之时，意思是说左手之时。除非他触罚特别、预备犯罪，或者指的都是左手之那个时间点，或者左手之后的时间点，要有责任能力。 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呢，去看我们刚才所说出来的那种借酒壮胆或者借酒壮疯去杀人的这些案子里面，他在为杀人行为的时候，其实有没有责任能力？没有的，是没有责任。为什么？你那时候可能受到酒精、受到某些药物它是没有责任能力的。可是呢，他在让自己陷于这种没有责任能力的时候，一直就是前面的那个行为啊，就是喝酒的时候。 他就是一开始就想要自己喝酒，然后让自己却没有责的那个状态去杀人，所以他在喝酒的时候，他知道大要去杀人的。他喝酒的时候是有完全的责任能力的。 对，所以原因自由行为，基本上你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看，它会有两个行为出现。第一个行为的阶段是在前面的阶段，这是所谓的原因行为。他所说的指的就是说，那个让自己陷入没有责任能力状态的那个时间点的那个自罪行为，或者自陷构成要件无责任能力状态的这样的行为，自陷无责任状态的行为，这我们把它叫原因行为。 那后面那个呢？在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有实施那个构成要件，我们把它称之为所谓的严格意义的实施构成要件的那个行为，或是对啊，反正就是大家知道说，比如说杀人罪，它就是说杀人行为；抢盗罪就是为抢盗行为。但是在后面这个行为的时间点，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的时候，它其实是没有责任能力的，没有责任能力的。那下一步问题就来了。 我们刚才又要说行为要与责任同时存在，对不对？所以判断时间责任类型点是什么时候？后面的那个行为那个时间点，对不对？原则上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你把这样的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把它套在我们这个架构图上面，你就知道说，哎，那在责任实施构成责件行为的时候，那个后面的那个行为那个时间点，它是没有责任能力的，它是没责任的。那一照行为与同时存在原则，你就要适用十九条第一项，怎么样？法律效果不法。 因为没有追责，所以犯小不罚哦，是这个样子去处理的吗？没有错啊，的确啊，如果你贯彻行为正当时代，真的就是这样处理，就不处罚啊，么说。可是不处罚，他没有人会相信，而且也没有人会信服。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他是可以规则给他的故意或过失，可以规则给他先前的行为，你都知道说，待会你要去杀人，然后你故意借的状况去杀人，或者自己的状态去杀人，或者是说你可以预见得到说，待会可能会去做出某种特定的法律侵害行为，然后你还。 故意或过失让自己陷于这种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说，让你去不罚或者是减轻刑刑，我都觉得很难平复。对，所以呢，你应该为这样你的行为还是要负责才对，还是要负完全的责任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所谓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出现。为什么叫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出现？就是因为他在先前的这个部分，先行行为就是这个自己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状态的那个行为。 它是怎么样？是自由的，是自由的。为什么？因为它那时候是一个有完全责任能力的状态，所以叫把它叫做原因自由行为。在原因设定阶段是属于自由的情况，所以叫原因自由行为理论。那这个理论是拿来干什么用的？这个理论是来解决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跟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要解决那些案例不能够符合、不能够 match 的一种情况，想要把它调和过来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页最上面那个题目。 他说呢，讲讲杀人呢就孬种，然后没有勇气。呢，人家听听人家说喝酒呢可以壮胆，就不知道你自己是谁，然后就可以把他杀死这样子。结果他就真的在在你醉的状态之下呢把他杀死。这个案子呢，如果我们贯彻原因呃行为真同时存在的话，会认为说他在杀人的行为的时候，砍人的行为当下其实是没有责任能力的。可是他之所以没有这种责任能力，是因为他一开始。 在喝酒壮胆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见到说他之后要去杀人，而且呢，对又故意在这种没有责任一力状态之下去杀人，所以这个时候呢，还可以让他减轻刑，让他没有责任能力、没有罪责就不处罚嘛，就不行。可是你要讲个理由啊，为什么？因为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一到四十六条，其实它是有宪法未结的罪责原则是有宪法未结的，所以你不可以打破这样的宪法未结不可以打破这样的宪法未结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调和，不然你没有理由说。 他在行为，就是狗做这件行情做的时候，他是没有责任能力的，那你怎么办？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去罚他，那你就要讲出理由。那那些理由就是下面我们要讲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这些理论都是想要尝试去调和这种情况，按这种案例情况跟行为原则同时存在原则之间的冲突关系。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学术上面怎么样凹，可以把它凹成说，但还是符合行为原则同时存在原则的。第一种阵营的想法叫例外模式。 他们就连熬都不熬，他们就说啊，用熬了，熬了久了没有用的，没什么有问题啊？干脆就承认吧。这时候叫做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要求，在实现构成要件行为的那个时候要有责任能力，可是，在这一种原因自由行为所要处理的这种案例类型，例如说上面有记者撞人杀人这种案例类型里面呢，其实。 要基于习惯法，还是要处罚他，还是要处罚他？可是呢，这种习惯法呢，第一个会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那边所说的习惯法，就是我刚才讲的那段话，是你任何人不可以权力滥用，你不可以这样说，待会我要喝酒了，然后我要在那种没有责任状态去杀人，因为我非常清楚是第一项告诉我的事情，所以他第一项说，如果你在没有责任的状态下去杀人的话，不会成立杀人罪，对，所以他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就把自己灌罪，然后去杀人。他说这种情况下叫权力滥用，那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我刚才讲过，那个法院有没有？任何人只要对于将来的结果发生，他有故意或是引起这样的结果发生的危险的时候，你就要去为这样的结果的发生、离情他结果负责。所以你让自己灌醉的时候呢，而且你有办法预见得到说，你将来会有可能去做法医侵害的行为。那一旦发生，真的发生了法益侵害结果，你就要为这样的结果去负责。对，所以这就是所谓习惯法上面来的。 那基于这样的习惯法，我们认为说呢，这种情况下还是要认定行为人是有罪责的。可是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又告诉我们说，责任人也判断的是也是在构成这些行为之时，那你又要要求说这种行为还是有罪责，那就只好承认这是一种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情况的例外情况。所以这时候呢，因为是例外嘛，例外什么意思？不适用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意思就是说。 他的构成要件行为的时候，即便还没有责任能力，还是可以把视为有责任能力。那这个理由就是我们刚才讲一个习惯法的原因。对，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些结论。第一个，这个东西的例外模式的支持者，它是背后的法律基础认定他有罪责法律基础。第一个，它是从习惯法来的。 任何人呢，只要因为故意或过失呢，可以预见到他当到时候会有法律侵害结果会出现，然后还要让自己陷入这种危险、没有责任的一个状态，他就要为没有责任状态底下所实施出来的法律侵害结果负责，这是他的法律基础。那第二个呢，因为这样的法律基础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要承认说，那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是有例外的，是有例外的。那这是一种习惯法上面的例外，所以他就被骂，被骂什么？第一个，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可以有例外啊。 我们觉得，如果他有宪法未机，你说他有意外，那这样的规定就是一个违宪的规定，就是一个违宪的规定。这样理由不是一个违宪的理由，这是第一个被批评的地方。第二个被批评的地方是违反了习惯法禁止原则。大家还记得吧？之前第一堂课上最刑法原则的时候，我说过一个原则叫什么？禁止适用习惯法，对不对？禁止适用习惯法那时候还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不是一律的禁止适用习惯法，而是禁止适用习惯法把它当做什么？ 直接法院来处罚行为人，对不对？所以呢，有人就跟你说，那那个例外模式其实是违反的，禁止适用习惯法原则啊。不过，另外一边的反驳是，例外模式自己的人反驳的是，我又不是把它当作直接法源去处罚你，我只是把它补充十九条的构成要件了，或者二七一条的构成要件而已。它是一个间接法院，所以没有违反禁止适用习惯法把当中直接法院来处罚行为人的这个问题。这是例外模式自己提出来抗辩啊。不过，还是会有罪行法定原则的问题。 那罪行法定原则问题，如果说你没有把它规定在法条里面的话，你就承认说有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例外，这样是不行的，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在德国，他们其实例外模式的人呢，遭受到第一个批评就是违宪的批评，他违反了，他直接开创了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例外是违反罪责原则，是第一个违宪批评。第二个违反罪行法定原则的批评，因为德国刑法里面没有把这种例外模式的情况下明文规定出来，没有明文规定出来，但是。 这种批评在我国而不适用，为什么？大家看十九号第三项， <clears throat> 十九号第三项是两千零五年新增定规定，他说呢，前二项规定呢，意思是说十九号一项和二项的规定呢，于因为故意或过失自行招致者不适用，是意思是什么？如果说你行为之后呢，是处于精神，是属于没有责任十九号第一项、第二项没有责任力状态或是限制责任力状态，可是你之所以会陷入这种没有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是因为。 自己故意或过失，然后让自己变成这种没有责任能力或现在的状态的话，不适用十九法一二项，意思是什么？一二项是对什么人有利，规定还是不利？的有利的，那不适用呢？不利的，所以意思是说，你还是有责任能力，还是有完全的责任。如果符合十九第三项的时候，所以呢，部分的老师呢就认为说呢，十九第三项的增定，其实就是把原因自由行为的这个理论基础明文化。 名文化，那可是它看起来，呢好像就是硬生生的说，哦，不适用前面的二项规定，所以呢，它称之为这是一种例外模式的明文化。如果你是这样思考的话，例外模式刚才那个违反罪刑法定的批评就不重要了。为什么？因为在我国，有人觉得说，只要第三项就是原因，由行为例外模式的明文化，所以例外模式的罪刑法定原则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疑虑就被消除了。 可是呢，即便说另外模式违反罪行法定原则的疑虑被消除，它还有什么疑虑？第一个，有没有违宪的疑虑？为什么？因为罪责原则有宪法威胁，那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是的例外就违反了罪责原则，当然就是违宪的规则理论了。所以还是会残留这个问题，还是会这个问题出现。那我现在总结一下这个模式的理论基础。 是呢，他直接就说，原罪有行为理论是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例外。那一般我们判断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例外，那呃的时候，那个行为指的是实施严格意义的构成要件行为，像杀人罪就是实施那个杀人行为的那个杀人行为时候。那他给他开例外嘛，对不对？意思是什么？他觉得说之之后我们大家讲那些理论呢，他觉得说都没有办法圆满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承认例外吧。承认例外意思是说，它还是维持了什么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那个东西的架构的那个架构，也就是说，行为责任同时在那个构成要件行为。如果指的是左手的话，那它其实没有改变这个左手的基准，它没有改变这个左手基准，它只是说这时候是行为责任同时存在的一个例外。所以，如果你是采取例外模式的人，的左手仍然是后面的那个行为，仍然是后面的那个没有责任能力状态下的那个构成要件行为。 例如说，像那个例题上面那个第四页的例题，那就是如果你采例外模式的话，那什么时候着手呢？就是在你对的状态之下，将以杀死的那个杀人行为那个部分，就是例外模式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着手，再个时一点，因为它没有改变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行为的那个意涵。好，那这个是例外模式先讲这边，等下我们讲到后来，后边有时候再全部扩怎重复习。 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在用例外模式的话，你的着手时间点不是在于前面的那个自己让自己陷入没有整理状态的那个时候，而是在后面的杀人行为，但那个时候是没有整理状态的。但是例外模式说没有关系，这时候是行为正同时存在原则例外，所以还是符合，还是可以有完全责任能力，还是要处杀人既遂罪。对，这个是所谓的例外模式。嗯，你要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然后它的批评点是什么，对，这个大家要知道。然后它的着手时间点是什么？ 这都会影响到你们之后对于原因只有什么理论错误的问题的判断。好，那第二种呢，我们来看一下。 <coughs> 第二种呢叫做构成要件模式，叫构成要件模式。这有很多种分类啦，对啊，可是我的分类是构成要件模式是一个大的上位概念，然后下面有这几种理论比较细部了，它们都是属于构成要件模式的一种理论。第一个呢叫做扩张理论，扩张理论。 办法去让这一种案例的类型去符合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嘛？因为你既然说没有责，没有例外，然后呢，你又不能够违宪违反这个原则，那你就要想尽办法去解决它。所以第一种构成这个模式里面的分支第一派那个扩张理论，就是说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要符合它嘛，对不对？好，那我就扩张解释，那框解释要解释什么？扩张什么东西？它扩张的是那个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的那个行为那个概念，把它扩张到什么时候？ 扩张到从自己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的一个状态，像是喝酒好了，自陷于没有责任状态。那个喝酒行为的那个时间点，前期行为时间点，一直到最后的实施杀人行为的时间点，这整段时间都是行为与任同时存在原则所说的那个行为，那两个字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什么？他把行为与任同时存在原则那个行为的解读改变了，解读改变了。一般我们说杀人罪行为责同时存在原则那个行为是是什么意思？ 以为杀人的那个杀人砍人的那个行为嘛，对不对？可是扩张理论的是认为什么？扩张理论认为说，嗯，在这种案例里面呢，行为真同时存在于的那个行为，一直不是只有单独，只是最后面那个后来的都没有整理状态下实施杀人行为那个部分，不是，而是可以扩张的解释，把包括到最前面的，让自己喝酒，陷入没有责任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一直到最后的实施杀人行为的时间点，这整段时间都是行为真同时存在的所说的那个行为，对。 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原因有什么里面的这种情况可不可以解决？有没有符合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有啊，因为在他喝酒的时候，他是有责任能力的、免责能力的，是有责任能力的，所以就符合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则。这是第一种说法，叫做扩张理论。扩张构成这件模式里面的第一种说法叫扩张理论。可是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出来，嗯，你说你这样等于是改变了行为责任，同时存在原本的内涵，是吧？ 因为行为责任投资那原本内涵就告诉我们是说，在杀人罪的时候，就是砍人的那个行为时间要责任能力；在窃盗罪，就是破坏他人的持有支配关系那个时间点。你现在把最前面的这个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能力状态，你说喝酒、服用毒品这种行为，也把它解释成为构成一件行为，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喝酒会等于杀人，喝酒不等于杀人，所以呢，你把它扩张解释，这样是违反的所谓的构成要件明确行为原则为什么？ 构成案件执行人告诉我们说，构成案件行为要写得很清楚。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就是杀人行为，喝酒不会等于杀人行为。如果你把喝酒解释成杀人行为，这样就等于违反了构成案件解释原则。对，这是扩张扩张理论。它你要知道它扩张是什么东西呀？它扩张是把那个两个字行为责同时存在原则那个行为去扩张解释成。 包括从自罪状态一直到最后的实现违法行为的那个状态，这整段过程都是所谓的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所说的那个行为。那这样的话，在他喝酒的那个时候，他有完全的责任能力，这样就可以符合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你也不需要去像例外模式一样承认说有什么例外不需要。对。所以这样的扩张解释就会变成说，违法的那个构成犯罪行为明确性。嗯，好，这是扩张解释。 第二种构成要件理论呢，叫做所谓的前置理论。那前置理论呢，是德国物的通说。 <coughs> 他认为说呢， <clears throat> 在原因自由行为的时候啦，一般我们所说的着手时间点，杀人罪什么时候着手？不知道，得看情况。那你举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好了，一般五十在什么时候着手？一般五十在什么时候着手？一般五十在构成人行为是什么？ 是处于一种不安全驾驶的状态，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去驾驶工具交通工具啊？应该是这样吧，不安全驾驶驾驶，对不对？所以你踩油门的那一刹那，是你的抱手指在左手嘛？ <coughs> 那前置理论是说什么东西？它前置的什么东西呢？他说，一般左手理论，左手的那个时间点啊，都是在一个实时构成那件行为的时候。可是呢，遇到原因自由行为的这种案例的时候呢，你要把。 左手的时间点往前挪，往前挪挪挪到什么时候，自己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能力状态的那个行为，就是已经着手于杀人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了。对，所以他的着手时间点是在自陷无责任能力状态这个时间点。 <clears throat> 事件构成犯罪行为的时候的那个时间点，现在前置理论说不对。如果是原因自由行为这种案例类型的话，你应该把左手提前，提前到前面的这个自限无责任能力状态的这个时候的那个行为，就是自己把自己灌醉的那个行为，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后面的构成犯罪行为的左手了的左手了。就是前置理论，所以前置理论它前置的是构成犯罪行为的左手。哦，那如果左手是在自限无责任能力状态的那个行为的话，那那个时候有没有责任能力？ 有啊，那时候是有责任能力的，所以就会符合什么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就会符合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啦，就没有什么问题啦。那你想的太天真了，对啊，真的没有问题吗？大家想一想，一般我们判定左手是用什么标准？左手是什么标准？呃，左左手是什么标准？ 主客观综合理论不是吗？依照行为人主观上面的犯罪计划去实实行什么？跟法律紧密密切相关的行为不是吗有密切危险的行为嘛？这是左手嘛，对不对？可是大家想一想，这是一般的左手事件所以如果是窃盗罪的左手的话，虽然窃盗罪左手是有争议的，对啊，窃盗罪左手你少左手？依照实物见解的话，就是扫射财物嘛，不是搜索跟扫搜寻跟扫射财物，看财物在哪里？那是左手，对。 或者是说什么你在进入到卧室里面有财务他进入到你打开你的窗户的时候就已经着手了。因为一旦进入到你卧室里面，所有的财务都处于这种不安全状态。对，但这种情况都是对于法医有什么密切的危险性才算是着手。可是如果说你在这种原因自由行为案例里面，把着手提前到喝醉酒让自己陷于没有责任能力状态的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请问大家这个时间点对于法医有什么密切的危险性？很高，很密切的危险性吗？你们觉得有吗？ 原则上啊，批评前置理论的人都会说，这时候你法律侵害还非常的遥远。为什么？第一个，谁说你喝醉酒之后就真的会依照你自己原本所想的犯罪计划去做啊？你想要借酒装疯或是壮胆去杀人，对不对？结果你没想到你自己喝了之后不生酒，你就干嘛？哇，掉太狠了，就直接趴在桌上，然后就一睡不起。对，不然他会想到那个什么啊？那为我的野蛮女友，你跟他爸爸那个女他爸爸不是？ 每次喝酒之后就会挂倒在那个桌上嘛，对，所以如果你是这种人，喝酒之后就会挂倒在桌上的这种人，当然你有可能不知道啦，只是你有可能是这种人的话，请问大家，在你这样自己陷于这种没有念的状态的时候，就是喝酒喝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还有办法去照你的犯罪计划去实现后来的杀人行为吗？有可能有办法，也有可能怎么样，跑到山上去打老虎了，你不知道，对，所以有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 可是，就是正是因为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你之后可能会做什么事情，所以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见解。第一种看法，就是说你既然待会都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时候，那表示说什么你离法人侵害过于遥远，所以呢，这时候违反了一般人着手的标准。为什么？因为一般做着手标准要离法人侵害，非常积极呢？就是说你自己把自己陷入这种没有责任的一个状态。 你发言性还非常遥远，所以这时候还没有办法左手。所以如果你太左手前置理论的话，就会违反了一般的左手理论。这是第一种反对呃赞反对前置理论的人。可是赞同的人会提出什么样的抗辩？赞同的人会说，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说你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就叫做所谓的利益侵害失控，叫利益侵害失控。所谓利益侵害失控，就是说你再也没有办法控制说你待会要不要去做这样的行为。那表示说什么？ 你这个人就是一个危险的人嘛，因为你自己连自己都不知道说你会做做出什么事情出来，那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话，那一般人更不会知道啊。那更表示一般人对一般人就是这样的行为是更危险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到达左手的程度了。所以这个行为里，这个前置理论还是没有违反左手理论的标准。对，这是抗抗辩啊。那至于要不要裁那个见仁见智，对，这是第一个，会有违反左手理论疑虑。 因为呢，他把他前置，所有前置到自己让自己陷入没有责任状态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你发现前景还非常遥远，所以有可能呢违反左手理论标准。对，第二个会混淆了所谓的预备行为跟所谓的左手行为，这是大家跟你左手标准有问题啊，因为你把左手牵到自己让自己陷入没有责任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比如说喝酒的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候呢，喝酒时间点一般来说，如果是杀人罪的话，这个时候是所谓的预备行为而已，没有到达，因为离离情爱很遥远，没有到达着手的程度，就你就把它视为是着手了，等于把原本的预备把它变成左变成未遂。这个时候呢，是过于前置处罚或者问题，这个大家要跟大家都说说你们一起理解。第三个批评是说呢，如果说这个犯罪是所谓的定式犯罪、限定行为方式的犯罪的时候。 那你把左手前置，可能就不符合他的构成要件行为的要求了。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举一百五十三来当做例子？在一百八十条之三，不能安全驾驶的驾驶，他的左手是什么时间点？就是踩油门的时间点嘛，对不对？你限于没有在那不能安全驾驶状态，然后去踩油门，那你踩油门那刹那就是你左手一百五十三的时间点。可是，如果你认为喝醉酒的时候，让自己陷于没有在那状态，那个时间点，先进行为那个时间点。 就已经是一八五之三的着手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一八五之三有告诉我们说一定要透过踩油门，然后不安全状驾驶的状态下去开车，这才是他构成的行为嘛。所以一八五之三是一种定限定行为方式的犯罪，它跟杀人罪是不一样的。杀人罪有告诉你要怎么杀人吗？没有啊，意思说任何足以知道他人是什么风险的行为，都是所谓的适合杀人行为，这是非定式犯罪，没有限定行为方式的犯罪，这还好一点。 如果你说哦，这时候我把左手提前，OK，比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那种有限定行为方式的犯罪的情况，像一刚刚十三种情况，他的左手时间点原本就已经被定死了，定死在踩油门的那个行为，所以你把左手提前了，就会违反了这种定式犯罪原本应该是在左手的时间点。意思就是说，喝醉酒、自陷于没有这种责任能力状态的时，那个那个行为。 跟采用门的行为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是不能够相提并论。所以前置理论在这一种定式犯罪、限定行为方式的犯罪，把他的着手提前了，就会违反他构成案件行为的要求，就会违反构成案件行为的要求，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这个是前置理论缺陷。但是我必须要说，前置理论相较于前面的两个例外模式跟扩张理论，它其实是比较说服力的。它的问题点是在哪里？它问题点是在于说。 你把左手提前到说让自己陷入没有责任那些状态，有没有办法符合一般的左手理论？他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对。好，然后我们看构成案件的模式的第三种分支叫做类似间接正犯。为什么叫类似呢？因为传统上面认为说间接正犯是什么情况？就是借刀杀人啊，不是吗？这是什么？ 有一个具有意识、认知优越性的人，对不对？然后利用一个白痴，或者利用一个小朋友无知，或是利用他人可以避免禁止错误等等等等等，总之他都是有某种资讯缺陷的人，然后利用这种人去做某种构成人行为，可他自己不用亲手去做，他只要利用别人去做，就可以达到构成人行为实现，这就是间接正犯嘛。 <coughs> 那所以说，想象上传统的典型间接正犯的图像是什么？会有两个人，对不对？一个是利用人。 也是被利用的人，或者这两种存在进行整个这整个因果流程当中。那为什么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可以用类似间接犯罪理论来解决呢？那先看他讲什么意思。他就说呢，行为人将自己呢变成没有责任能力的道具。他把自己变得没有责任能力，就把自己灌醉啊，把自己让自己服药，陷入没有责任的状况。所以，他行为人将自己变得没有责任的一个道具，然后利用没有责任自己。 在之后去实施构成要件，就是说杀人行为。对，他说这段话的描述状态很像间接正犯，很像间接正犯。为什么？间接正犯也是利用别人去实施犯罪嘛，只是说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这种案例里面，他是什么？利用自己去实施犯罪。那林东茂老师的一个比喻呢，还蛮有趣的。他说呢，就是一个清醒的我呢，去利用一个不清醒的我去实施犯罪，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呢，大家想一想哦，那如果你采取的是间接正犯理论的时候，采取的是间接正犯理论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说它符合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啊？间接正犯什么时候着手？嗯，间接正犯什么时候着手？是是有争议的，没有错，有争议的。但是目前多数说，是像我说。 间接正犯开始利用被利用人的那个时间点，就是间接正犯的左手，字幕里面多数的间接。间接正犯就是利用人家嘛，所以他开始利用那个被利用人的那个时间点，就是左手了。那把它套到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这边来，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利用自己啊？把自己醉那的时候就是开始利用自己，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左手时间点，如果你采非时间正犯理论，他的左手时间点会落在哪里？ 或者在自陷没有责任能力状态的那个时候，那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有责任能力状态？是啊，那就什么我们行为责任投存在原则，OK？看起来一切都非常完美。目前林玉雄老师跟黄慧婷老师采取这一书的看法。可是呢，这一说呢，他们自己的书上面都没有说自己的缺点啊。可是呢，真的要挖他们缺点是一大堆，对。你说哦，这种叫做类似间接正犯，对，意思是什么？ 终究不是间接正犯，为什么？间接正犯我刚讲过啦，一定是有两个人，一个是谁？利用人，一个是什么？被利用的人。可是原因自由行为里面的案例有两个人吗？没有啊，利用人跟被利用人都是什么？他妈是同一个人，只是一个是清醒，一个是不清醒的，所以一个不符合间接正犯的图像，因为间接正犯图像就是会有两个人，一个是被利用人，一个是被利用人。那在这个部分，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这个部分呢？利用人跟被利用人都是同一个人啊，你不可以把它分割成两个人？ 第二个批评是说呢，间接正犯呢要有所谓的意识支配，要有所谓的意识支配，也就是说，你从开始影响那个利用人，开始利用那个利用被利用人的时候，你那个意识支配力必须要一直持续到被利用人去做贡犯认识行为的那个时间点才可以，必须要一直持续到那个时间点，从他开始利用他开始，要一直持续到被利用人去做实施贡犯的行为那个时候开始。OK，这是他的整个支配状况。那如果是这样，在这样的支配状况底下来看的话， 一个清醒，我真的可以支配不清醒的自己吗？你们觉得？刚才例子已经讲过了，好像不太，好像有可能没有办法支配自己不清醒的自己，为什么？因为你烂醉之后，你会去做什么事情？自己都不知道，不知道。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可能你的能你还是处于清醒的状态，对。 所以就是因为你不清醒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会去做什么事情。意思就是说，你清醒的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你，都不清醒的我，所以你没有所谓的意识支配力，没有意识支配力。那间接正反正好就是要利用人对被利用人要意识支配力。那你清醒的自己对不清醒自己，如果没有意识支配力的话，你就不能够成静。哎，所以这是类似间接正反理论的第二个缺点，第二个缺点，最后一个缺点也是最致命的缺点。间接正犯跟某个概念是不相容的，什么概念？ 今天这犯就是利用别人去犯罪，我不需要亲自去实施犯罪，我也可以利用别人去犯罪，对不对？可是有一种犯罪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实施犯罪，那种犯罪叫做所谓的亲手犯，或者叫自手犯，自己用自己的手去实施犯罪，对。哦，那这种犯罪的这种特色的亲手犯像什么东西？亲手对，醉态驾驶罪就是亲手犯，你有办法利用别人去醉态驾驶罪吗好，还蛮能想象的，对。 伪证罪是情首犯，只有自己拒绝了才肯，然后自己说话，那这样才以构成伪证罪。强制性交罪不是情手犯，因为你可以利用别人去强制性交别人。可是你可以想象吧，我利用别人去强制性交别人，我候骗那个人说，哎，她是你老婆，然后她是我老婆啊，然后我就过去，然后就赶快性行为，之后事后那个裤袜一掀开，根本不是我老婆啊，所以是什么？利用他人没有侵权犯罪故意的行为啊，对啊。 你看，就利用别人去实施性交行为，也可以达到侵害他人性质主罚的一种目的，不是吗？所以强制性交罪不是亲手犯，要记得强制性交罪不是亲手犯。所以是这些犯那就是以暴制暴啊、伪证罪啊，还有枉法裁判罪，像这种自己的犯罪类型。那这几种犯罪类型一定要亲自去实施构成要件才可以成立正犯，如果没有亲自实施构成要件，能够能够成立教唆或帮助犯，这是它的特点。那你说间接正犯理论是所谓的利用他人去实施犯罪，所以在 轻、轻手犯的情况底下，他没有办法成立间接正犯的可能性，因为间接正犯是利用他人犯罪嘛，但是轻手犯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动手去做，才会实施正犯。轻手犯跟间接正犯的概念是互不相容的，就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一八五十三是轻手犯，所以你想要用类似间接正犯的罪来解决一八五十三的情况的不证原因自己的行为的案例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一八五十三是轻手犯，你就没有办法说明说。 就不能用间接正犯类似间接正犯理论来诠释它，来诠释它这个问题。哦，所以间接正犯理论的缺点也是蛮多的。所以以上这几种理论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他想要企图去符合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他就做了好多好多努力。要么就是扩张去解释那个行为的概念，要么就是把左手往前拉，要么就是把它当做是很像间接正犯理论来处理。但是每一种东西都有它的缺点。 所以例外模式就正就的跑出来，他就哈哈大笑说：“嗯嗯嗯，你们再怎么解决的话，你们都没有用的啦，还是直接承认吧，就是一种意外这样子。而且例外模式在我国法上面呢，比较站得住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有十九号第三条，但是德国人没有。对，所以大家写考卷的时候，你说啊，写考卷时候要写这么多理论吗？不用啦，你写么多理论。”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写这么多字吧？对啊，所以你只要知道说这些理论是在干嘛用的，他彼此认定的着手实验点是什么，这样就可以了。对，那下面的第三个黄龙健老师是根本就认为说上面这些都是屁，对，意思就是说呢，根本就不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这些理论出来就可以解决这种案例类型。为什么？大家还记得吧？他就是调节因果关系的忠实拥护者啊，对吧？对不对？所以呢，只要行为跟 最后的结果只有条件因果关系，基本上就可以肯定规则，就可以，然后再加上还有故意的话，就可以肯定规则。所以他认为说，在行为让自己是知道自己要喝酒，然后知道自己要就利用这种没有责任的个状态下去杀人的这种故意的原因这个行为情况底下，其实呢，让自己陷入自己没有责任的个状态就可以是杀人行为的着手了，根本就不需要去调整，不需要什么着手往前提啊。 还是什么过老师解释那个行为都不需要啊，那个行为时间点，左手时间点本来就是在自限没有责任领个状态的那个时间点，本来就在那里的，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行为责任同，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去调和这些问题，调和行为责任同时的错误不需要。那你说很多人会分辨不出来，说它跟前置理论的差别，就是黄老师的理论跟前置理论的差别，大家记得。 前置理论，它左一般的犯罪理论，前置理论，它是说一般的犯罪的着手时间都是在后面，都是在实施构成要件行为那个时候，它是特别针对原因自由行为把它往前拉。但是黄龙杰老师的那个原因自由行为否定论的观点是，左手原因自由行为左手本来就在前面，不需要往前拉，它本来就在前面的，对，它在那个时候他有完全责任能力，它就是可以用十九号第一线呃。 他就不能够主张是要一项来处罚，但本来不处罚，还是可以处罚，还是完全责任力，他就不会行为证同存在原则，他不需要刻意把左手举如果是前置理论的话，他必须要是调整原本的左手标准，然后把左手往前拉到自己没有的力的状态，这是前置理论跟黄健老师的理论最大的差别。在地方。好，来讲这么多呢，就可以来验证一下大家有没有听懂。哎呀，又是我一块钱。 大家休息一下吧啊对，在休息之的那个当中呢，大家先写一下的题目，就是第六页这个案例类型，第六页这个。案例